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晚上好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毅力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先生做客本台。您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？我生于沙漠。 长于沙漠，每日所见都是漫漫黄沙，这是我二十九岁前的生活。挑战沙漠，改造沙漠，把死亡之海变成沙漠绿洲，这是我现在和以后的目标。您开始从事治沙这项工作以来，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候？一九八八年，我作为沙漠盐厂厂长走马上任，盐厂生产蒸蒸日上，却因为黄沙堵路。 盐产品经常运不出去，我们的盐厂不得不先修公路。沙漠公路不比咱们一般的公路，要解决流沙覆盖公路的问题。六十五公里的沙漠公路，一修就是三年。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被流沙搞得焦头烂额。你们是在失败和奋斗中趟出了一条科学治沙之路。是啊，我们走了很多弯路。 深深地感到，要想治沙，前提是科学是技术。比如，我们通过飞播技术，在打好的格子上种草，等生长出来的草控制住沙丘，在大面积种植沙柳和杨树，这些改善沙漠生态的办法都是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。否则，你一棵树也种不出来。听说您还获得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奖，您所在的库布齐沙漠。 已经变得生机勃勃，沙漠经济也搞得有声有色。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，总面积一点八六万平方公里。我们通过二十八年的坚守，创造了六千多平方公里沙漠绿洲。如今，我们要向沙漠要效益，发展沙漠经济，把生态当生意做，把保护生态变成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事业。二十八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 现在你已经被业内看作是我国生态产业的领军人物了，您感受如何？沙漠治理、保护生态不是一个人的事业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它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共同奋斗，需要更多的人把最美好、最青春的年华献给沙漠。六，男的二十九岁前的生活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七，一九八八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八，为了在沙漠中种树，人们做了哪些努力？ 九、关于库布齐沙漠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、男的有什么感受？